课文一，在家里，大卫回来了吗？没有，他还在教室学习呢。已经九点多了，他怎么还在学习？明天有考试，他说今天要好好准备。教室。